锵锵三人行，恩泰啊，你知道我现在啊，现在是个无聊的时代，找不到要聊的话题，以至于逼得我呀，就过去人说寻章摘句老雕虫什么的哈。我现在是明天哪个嘉宾要来，我就最近看看他的朋友圈啊， <laughs> 看他发什么。于是，当然我主要热点看的是广美，对吧？于是呢，因为广美发的朋友圈他在研究什么呢？我就有了今天的话题。哦，他在研究妓女。 所以说，我认为今天可以谈谈这个话题，但是 <laughs> 妓女应该是你一直在研究的话题吧？那个是我大概一个月前发的东西，我这一个月中间发了这么多东西，你什么不研究？他挑了一个妓女，对对对，我在你研究的众多话题当中选择了一个我最感兴趣的话题。不，我跟你说，妓女话题很多人关心。你看最近有个事儿才有意思呢，俄你发现没？这个俄罗斯搞起民主来哈，它也很好玩儿。 就俄罗斯这个议会里啊，你你知道吗？曾经出现过很有意思的投票，比比方说，以前我知道俄罗斯因为二战之后就是男男人死的太多了，人口比例现在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来嘛，就说男少女多嘛，男人的乐园嘛，不都说？你知道俄罗斯议会还曾经表决过一个什么啊？就是一夫多妻制啊！哇，就是为了提升，要得他得生孩子，嗯，所以最后当然没有通过，有很多奇葩。 呃，最近俄罗斯有一个议员，我跟你说，这议员呢叫加尔金娜，他也提议要严打嫖娼。他说我们要打击嫖娼，然后呢，打打打击的办法是什么呢？他说啊，这个应该罚，就是说什么呢？嫖客娶了妓女就免坐牢，就没事了。 <laughs> 就对，嫖客娶妓女就罚你啊，抓得逮着你卖淫嫖娼之后呢，罚你要娶了这个妓女呢，就免你坐牢。 其实人家还是挺挺民主的，他给你三个选择：你要把选择坐牢十五天，嗯，要把选择那个罚罚款，这罚款大概是一万五人民币左右。嗯，第三个就是把这个妓女娶娶回家。哎，你可以看看，但是我一看这议员也很有型， <laughs> 挺挺挺挺有意思。你瞧，这是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妓女啊，世界闻名天下。然后你再看下边，你瞧这个是议员吧？这个女议员三十三岁啊。 但是你再看她下一个照片，你觉得哎，她也纯情无限。 <laughs> 你这这是女议员，三十三岁的女议员，她也关心这个妓女的问题。你看，这这在俄罗斯，尤其在莫斯科哦，像这样子打扮，那服务员都这么打扮的呀，所有的女孩都浓妆艳抹的。刚刚那是艺术照。 呃，就就很多女孩都有这样的照片，那倒是很正常的。那你见过那个德国那个女总理她照这个照片吗？这这都不是一个型嘛？但是你说那个，如果真的那那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民意测试或者是统计数据啊？那到底是选择结婚的多还是罚款的多呢？法案没通过吧？ <laughs> 这个法案还没实施呢。现在现在还是看着他快点实施。 <laughs> 现在还是无罪的，现在还是无罪，所以还是天堂。 所以广美的那个关于妓女的那个那个朋友圈是说的是什么？呢、广美的这个跟这个议员的这个境界，那真是有高下云泥之分啊！因为广美关心的是一个，哎，我觉得是让人感动的。哦，而且似乎啊，我看了这个之后，我意识到啊，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具有国际性的一个一个影像。嗯，就是可能很多人，这是一个东京是东京吗？横滨横滨横滨街头著名的一个影像。 你可以看看这几张照片，这个呃报道中啊，管这个女的好像叫 Mary，嗯，Yokohama Mary，她直到就是说前几年啊，都这样穿着这个白纱裙。你再看下边这照片，就在横滨的街头转悠，她是一个妓女，她是一个这个时候已经八十二、八十三岁的这么一个妓女。你看到晚上，她就这么睡着。 就是就在街头，旁边还放着他的行李，随身带着他的行李，这就是一直居无定所。你看，他成了横滨街头的一景。这个玛丽，每天呢把自己都打扮成这样，因为他记得他年轻的时候在街头卖春的时候就是打扮成这样。嗯。但是你看打扮成这样是冲着谁去的呢？嗯。美军。哦。那个时候美国占领军，然后呢，听说。 这个老太太，我不知道是不是就说是精神世界是怎么样的啊？她也曾经跟人说过，人说：“哎，你老在这儿待着干什么？你都现在了，都八十多了，你在这儿等谁呢？你老留在这儿。”她说：“当年有个上尉，她说她爱我，然后我送他走了。她说他会回来，她说她爱我。难道你要浪漫化的理解？难道这老太太是为了等这个情人吗？”等着再看他一眼就行了。 这是一个念想，这是一个念想，而且这个你说她是妓女，还是一个流浪者，还是一个艺术家，我们很难界定。呃，其实，在日本呢，我们观察他的流浪者，很少有有有有太大年纪的，都是中年人多一点，啊，年轻人也有。那我偶尔只看到过一次，呃，就是这个年龄的，可能还没有这么大，在地铁站里一个老太太，老太太。 很很无神的看着所有的人，这个这种人是很少的，因为这个日本的福利其实也不错，很少有人去老年了还去流浪。那么一一调查下来，基本上就几样可能性：一个就是说身体精神上有些失常，其呃日本人很自私，有时候对家人不是很关心，兄弟姐妹那个感情很淡的；第二呢，很有可能是爱赌博，包括玩那个弹子机，可能他都倾家荡产了。 或者是当年股票投资怎么的，那么就是这个人就是破产了，他他没有任何的收入，而且可能欠了债。那么再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爱喝酒的或者有吸毒的，这是全世界都一样，就流浪人群都是这类人群。但这个我感觉它像是一个行为艺术，就是当年曾经的恋人说要来回来找他，可是他现在依然站在街头每天去等他。你说他还有顾客吗？我相信应该没有顾客，这只是一个符号，一种行为方式。 然后晚上睡在呃自己的这个长椅上，或者就是露宿街头，呃，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么一个一个一个感觉，哎，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啊，一个街上的人，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没有人知道，嗯，但是呢，每个人呢，实际上都给他自己赋予的一个意义，对，你看，你比方说，呃，我还看到有的人也说，他从来不隐晦自己是一个妓女。 他认为我是一个妓女，所以我就要尽我的本分。所以呢，我每天，我既然干了这个了，我这一辈子，我永远要打扮出好像是准备在街头卖春一样的这个，以我最好的状态来示人。就是说，又反映到这个日本人呐那种，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彻底、尽到尽到本分的那么一种东西。 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外人给他附加上的意义。就就是你知道，这个老太太成了街头一景之后啊，很多人为她所感动。你发现没有，一个人不管为了什么理由，只要你坚持着一种啊与众不同的举止。 一以贯之，嗯，你最后会赢得别人的尊敬。你要想到他用一辈子来实践这件事情，不管你觉得他是行为艺术也好，还是他真心的，就是愿意被接受那样子的人家对他的注目礼。你看他脸画的，就像那个艺妓那么白，头上戴个红花，身上穿那个白纱。其实我看完。 看完这篇文章之后，我我是真的流下了这个感动的眼泪。 <laughs> 那其实除了一半有感动眼泪之外，还有一半是非常非常忧伤的眼泪。为什么？就不是说为他感到忧伤，因为他已经过世了，我觉得他也解脱了。而是，可能那个时候我在经历一段比较糟糕的时时期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其实我这辈子，我我从来不期待别人对我什么，呃，什么锦上添花、雪中送炭，但是不可以落井下石，就是说。 哪怕一个妓女，可能是我们眼中下九流的一份工作，但人家对自己的工作，他有一份那个节操在那里。但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么好，就是每个人都起码，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可能都有一份相当优渥的工作，相当不错的工作，而且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之下都会提供更好的环境给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好，或者是伙伴、合作伙伴什么的。但是真的是有人可以。 就是满口的仁义道德，然后当他要背弃你的时候，是可以睁眼说瞎话。就是因为那个时间刚好发生了一件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我就会觉得说，我我其实因为那个也是一个女孩，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天哪，我真的是一个妓女，都比你强多了。我可以为这位妓女，我真的是流下眼泪，然后对她真的深深表达我的敬意。而你一个这么年轻、这么应该有作为的女孩。 李嘉诚讲过一句话：“你破产的时候，你钱是可以挣回来的；但当你信用破产的时候，你是挣不回来的。”所以，他这么年轻就让他自己的信用破产。所以，这这篇文章其实是在哀悼他的。哦，你用一个八十二岁的妓女去哀悼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孩，是的，因为她人面兽心了，是吗？这有人面兽心，有点那个过了啦。但是就是。 但是我不晓得他的像这样的文章，我估计他都不会有兴趣看的。你看，这就是广美的这个真啊，碰到事儿了。但是直说，能能明白知道最近是碰到什么事情了？这个这个这个女的是谁啊？ <laughs> 我到时候介绍给你， <laughs> 挺适合跟你做朋友的。我跟他肯定是一丘之貉呀！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恩泰也是这些年呢，一直这个对艺伎啊，就是情有独钟， <laughs> 我真有一个多次去日本检查身体， <laughs> 是吧？对对，借此机会去京都呢，就是经常看到很多穿着那个木拖鞋的，呃，把脸画的很白的，就是跟那个妆很像啊，穿着和服，拿把小扇啊，哪怕是呃下着大雨，也穿一双白袜子，不怕那个泥，呃，会有经常会有很好的这样的车停在旁边，把他们接出去。我当时就问这是干嘛？ 他说：“这是约好了去见客人，这个客人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其实就是跟大家聊天、吃饭，表演一点点他的传统的节目。那么很多这样的艺伎啊，年龄很大，不是说个个都是二三十岁，有四十多岁的。但那种我我我问过价钱啊，非常的昂贵。嗯，因为他像我们中国的戏曲这种这个有有有有传法的，而且这个非常受人尊重，他会很体贴你，照顾你。” 那如果是说这个。 就日本，你说去新宿，去那些什么那些那些比较混乱的街道，是色情服务的歌舞伎，那是很便宜的啊，那是对。所以我我一直有个期待呢，就是说我能找到合适的日语翻译， <laughs> 我合适的艺帮我安排一次他们顶级的艺伎。 <laughs> 哎，我听说了，到价格我都问了，有有五百万日元的，有一千万日元的。我说那得多少钱？就几毛钱人民币吧。不不是，几万 <laughs> 几万块钱一顿饭是很正常的。但如果呢那些国宝级的呢，你不及时去约他，你再过些年可能他。 他就退休了，而且就没有人去继承他的衣钵了，因为以后的人不是他那种感觉。这个艺伎啊，我觉得那就是古代的表演艺术家，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就是就是这个东西只有日本传承下来了。那都是，这就是像过去咱们中国古代都讲有教坊啊，就教坊啊，就是这这那都是当时这个社社会培养出来的一些表演艺人，是是吧？这是一种有古风的东西，但是。 我这个艺妓啊，我觉得跟咱们通常就像你说的这种到处卖春的妓女啊，还是特别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不一样。而且，你知道光美你说的刚才你讲日本横滨的这个八十二岁的这个妓女，这就属于是曾经遭受生活蹂躏的呀。嗯，你当时就是这种所谓生活所迫。那美军来了怎么着？你像我看日本这个民族啊，还真的就是这样，他就是说，哎，美军来了，美军有性需要，这个怎么办？ 那就这个警，包括日本警察厅啊，就搞这个事情啊，就是说，我们与其让他们去糟蹋日本妇女，我们不如征集征集日本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妓女，专门设立这个就所谓慰安机构，嗯，就就让美美军这么了吧。然后呢，你知道有些这个妓女她是抱着献身的心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传说呀，就是。 美军都是一些妖魔怪兽、牛鬼蛇神，你知道吗？很恐惧。但是呢，就鼓励他们去去满足这个美军。当然，后来美军在日本，你看当年这个日本电影《人证》，哎，我要给你们看一段我昨天晚上找到了，前一阵高仓健死了，嗯，他们就说起我们那个年代在大陆演的日本电影，你知道还有这个《人证》《人证》那个《巴山公子》那个《草帽哥》，你知道吗？那个女人跟谁有关呢？ 也是跟当年美军和日本女子的这个这个恋爱生下的孩子有关。嗯，还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望乡》。嗯，叫《望乡》。你知道恩泰，你是研究表演的哈？我就说你刚才看到这个玛丽横滨这个八十二岁的玛丽，你说你就流流泪了哈？你知道，在我少年的时候，人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记忆，嗯，就是我听到过的最凄惨的。 最凄惨的老太太的哭声，就是《望乡》。这给我的印象一直到今天，就是说，在我少年时候看，你看《望乡》就是这样，说的是那个丽媛小娟演的一个社会调查者，调查亚洲女性的悲惨史。当年日本到处打仗的时候，卖到南洋去的，日本很多贫家女子卖到南洋去卖淫的女孩子，最后回到家乡啊，也是被人瞧不起啊，等等，很很沧桑、很悲哀的一生。 然后，最后你知道吗？叫阿七婆，这个日本的一个叫田，好像叫田中绢代，这个表演艺术家演的这个阿七婆老年妓女，就跟这个社会工作者就跟他诉，最后就打开了心扉，说了自己的经历。最后，这个社会工作者去到了南洋，当年这些人死了很多日本妓女死在南洋，他看到他们的墓碑，全是背对着日本，嗯，就他们。 你说这个里边很有深意啊，它全是又叫望乡，但是墓碑呢是背对着自己的这个家乡，无缘见江东父老。然后就是那段哭声啊，虽然当时是配音，但是我认为他们是不是用的日本演员的原音？这段哭声我不知道。就是当时最后离别的时候，这个社会工作者绿园小娟演的，说要给些钱给这个阿七婆，也可能也是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阿七婆说不要，她说但是你用过的这个毛巾呢，如果你。 回家不要了，你能不能把你这个毛巾送给我？然后他就把毛巾给他，然后这老太太拿到这毛巾，百感交集啊，就那个哭声，我就是说，直到今天为止，在我这个少年记忆中啊，是我听到的过的，就我一听我就要流眼泪，就最凄惨的老太太的哭声，我跟你们啊一起来听一听。 know. <laughs> 你说我现在，我我听了我都开始，就就就就是心心心心酸呐。日本这个这个民族它的一个特殊性啊，呃，你看他的小说，呃，我们呃现代的比较著名的《挪威的森林》，那实际上呢讲的是绝望，小小的绝望，带点时尚。 那历史上这个呃呃呃，我们整个来讲，日本的文学其实，在某阶段还是很了不起啊，包括拿过诺贝尔奖的，像是川端康成那些人，那些人写的书大绝望。你知道，这就是我我我对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我觉得这就是文学的作用啊，就是说只有文学就告就告诉我们，你你他也是人，就说你对这样的女人。 你任何人，你有什么理由？你他被命运蹂躏，被这个历史、被社会蹂躏，你有什么理由？你瞧不起他？你有什么理由？你觉得他是什么烂女人？他，你知道吗？你这样，如果有人这样能够对阿七婆这样人，你才叫没人性。是，你知道吗？有时候只有文学让我们知道，有些人原来也是可以同情的，至少他是跟我们一样的、一样的人呐，对吧？所以这个日本的这个民族性当中啊，天生带有一种非常悲剧的色彩。 你是，所以他们喜欢樱花啊，一瞬间绚烂，然后让他们，但是他自己，我觉得日本的文学偏悲剧，包括他的所有的艺术都偏悲剧。你看他的动画片都能把人看哭了。有一次有一个姚姚晨是谁推荐我看一部动画片，因为那时候我心情不好，失恋，然后他就说你看这个可能心情好点，那个叫《萤火再见萤火虫》，哎呦妈呀，还是。 更糟糕了，就是这个，你这心情会更糟糕。你这两想两个两个孩子，怎么饿死的故事？对，好，我我记得有一年日本的地震，也没有多久以前，日本地震，地震之后就有些家里人暖气就坏了，这些老百姓啊，他们只要到隔壁家去敲敲门，进去躲一躲，这灾难就过去了。可是日本人有个性性格心理，他不愿意麻烦别人。我印象里是成百上千的日本人，由于不去敲门，冻死在家里。 等他已经冻着不行的时候，他他他他已经来不及去行动了。这个民族天生有一种悲剧色彩。我非常喜欢淳朴的日本老百姓，我非常不喜欢日本的领导、权威、财阀，但凡有点权势的人，我特别不喜欢。嗯，因为我觉得在日本地位高的没好人。我认为啊， <laughs> 我个人认为，但我认为老百姓一个比一个好。所以你看，非常正确，政治非常正确。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广美看了《望乡》，想起什么？我那个《望乡》，我真的是好小好小的时候看的。其实那个内容我通通都台湾也放过哈。当然啊，我我其实内容真不记得了。但是就是说刚才讲到的这个，那个日本人骨子里面的那种绝望的那种东西，其实还有那种忍辱负重的那种感觉，我们台湾人叫油麻菜籽的那种心啊。嗯，我觉得台湾人多多少少也有这么样的一个。 真的，我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就是我多次也有很多台湾的朋友啊，我认他们都在说啊，就说呃，台湾当然是都是我们中华民族，这是没有问题的，是中华文化。但是在呃研究台湾的很多问题的时候，你不得不考虑到它有五十年的这个日治对日治时代是这五十年的日治时代啊，实际也必将给它的，比如说服务业，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 呃，的的，甚至是生活方式，嗯，留下了，你就是任何痕迹都是不可磨灭的，不是你的主观意志喜欢不喜欢被转移的，你说是不是？嗯，影响非常的巨大，非常。呃，有时候在日本呢，你会感觉到一点像台湾，也会感觉到一点像中国古代。其实日本学的就是中国，那些很多东西是咱们传给他的。对，但是你看日本很多那个手工作坊、老店，几百年他都在那做这件事儿。我们吃一饭馆。 可能这个从他爷爷的爷爷就做这家饭馆，所以他好多人是世代做一件事情，包括医生也是。那台湾，哎，我发现也是啊。我们去台湾会可以发现好多手工艺品或者是这些老店，也是这种富川子。你你能看到的那些老店跟所谓的手工的作坊呢，那已经是叫做你能看见的。对，其实，在台湾乡间还有好多是你完全看不见，他就一个人的作坊，他就就是用他爷爷、爸爸传下来的那种方式。 去磨豆腐，做酱油、做醋什么的。 就是他光是那个村子里面他自己已经供不应求了，就是你不用什么上网啊，什么团购、网购，你根本是没有这种机会。但是就有这么一群非常非常淳朴的人，他们就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手工的在蜡染的这种东西。然后当他们自己能够有一点点小小成就的时候，他们会到更乡下的地方去帮助那些失学的小孩子。然后呃，例如用那个呃，我昨天又发了一一篇一一个一个那个一个一个。 朋友圈，对，他们让小朋友用橘子皮来做清洁剂，就是说小孩对他们来讲，哇，走吧，我们去洗橘子去。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讲，洗橘子是很重要，因为橘子皮弄下来之后可以弄成清洁剂，可以拿去卖钱，又安全又环保，又能挣钱。所以，就是温暖、清洁、健康、温暖。但是很悲情，其实又很悲情，又很凄凉。